锵锵三人行，哎，广美，还有咱们杨早博士啊，这个哎，春天无论如何是来了啊，当然，照广美说呢，已经是夏天了， <laughs> 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昨天三十度，直接大家都已经，很多人都穿了露背装啊什么的小短裤的。没错，这是验证了我的那种偏见啊，就是这个这个，我觉得女性是不是骨子里头哈有一种裸露的欲望。 这个迫不及待的哈，这个这刚露出一点春天的气息，大腿就出来了，就是或者是露背装啊，就就这夏天的装扮都出来了。你你有这种冲动吗？ 我我没有这种冲动。我昨天看到那些露大腿的，都基本上都是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女孩，青春稍纵即逝，所以能穿短裤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但十年以上没穿过短裤了。对，但是广美的腿啊有名呢，见过吧？嗯，没见过。别别， <laughs> 我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哎，但是广美这个，我也给你们报道一下。嗯。最近呢，这个我参加了一个寻春团啊啊， <laughs> 寻春团，寻春团好像在台湾有有别称是吧？日本都什么日本？ 日本在，日本寻春团。我说我是真的寻找春天。我参加一个寻春团，而且还是文化之旅了。从这个景德镇一直到黄山的脚下，这在历史上啊叫徽饶古道。徽州文化，嗯，可怜的是啊，这个徽州文化被分裂了。对，现在这个过去的古徽州啊，给分散在呃，划在江西、划在安徽两省几个。 几个地方，哎，但是这个跟我一块儿去的，我们组一个这个小韩编导，喜欢玩摄影啊，咱们可以观赏一下他的摄影艺术啊。哎，咱们先看看这个，有你瞧见没有，这个婺源听说过吗？婺源最据称是中国最美的乡村呢，现在就是这个景观，季节是最好的季节，油菜花啊，满山遍野的油菜花，你看，下一张，你瞧瞧，哎呦，你看你再看这梯田上。 层层梯田的油油菜花，再看下面，哎，你瞧，采花大道来了，哎呀，哈哈哈放半个小时啊， <laughs> 来，不是，再再再再看下边，哎呦，哎呦，卧虎藏龙，知道吗？卧虎藏龙，李慕白就是从这水里跳出来的。嗯，这个宏村，宏村，这是真的老房子，就是这个这个徽州的这个民居啊。嗯，你你再看看下一张，你瞧，嗯，这种哎，白墙黛瓦，而且这种这个小飞檐儿。 你说啊，也不知道是为了神马呀？就是它旁边现在都是发展旅游嘛，所以那儿的村民都盖这种房子。可是今天盖的就跟那个没有办法比的。嗯，你说这个这是，按说现在爷爷有钱呐，嗯，对吧？他怎么就弄不到人家这个效果呢？ <laughs> 杨早博士喝茶了，我也喝茶。 <laughs> 喝茶，这个这个实际上我我没有说，这个这个跟那个其实现代化是有关系的。嗯嗯，你你比如说以前，我我跟我一个朋友跟我曾经有个争论，就这这哥们儿吧，他转的很快，他一开始是说老建筑都要保留，很好很好，后来他又开始想拧巴了，他就开始说，比如凭什么这个明朝可以拆宋朝的房子，清朝可以拆明朝的房子，我们就不能拆就是那个时候的房子？ 那每一代都这么传下来的呀，所以叫拆呢。所以，我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把把这个东西弄拧是什么呢？之前的他是他实际上是在同一个传统里面，他同一个系统里面，所以他拆重建什么的关系都不大。没错。现在的问题在于哪里？就是说，你实际上你建设东西，你去看看那个，就是各地的农农村的新建筑，那是一个比一个丑，用马赛克、用瓷砖用的，那个东西是，其实是三级片，实际上是是非常恶俗的。 就是，然后你我们看城市建筑哈，那种各种楼盘，什么什么佛罗伦萨风情啊，什么地中海啊，然后什么普罗旺斯啊，反正都打这种，就是就恨恨不得把这个中国再次殖民化， <laughs> 就是在精神上面，我们我们我们殖民化一样。问题是你学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说真的。 你学的那些东西，就是说，哪怕现在，别人说外滩的那些建筑，我们现在引以为豪的，那实际上都是欧洲的二流建筑的一个杂烩。你知道现在中国这个有意思了，就是我一个朋友，北京郊区就有，你去看哈，它真的是啊，就是说城市的总体发展呢，还得慢慢来，一时建不成一个现代化的，对吧？但是呢，发展商 <clears throat> 已经可以给你建一个小城市。 中心了，或者小城市综合体。你看他们说到北京，你会突然间在一片荒地之中啊，进入一个小镇。嗯，这个小镇呢，你恍兮惚兮啊，就是美国，一模一样的美国一条街，建筑完全一样。可是呢，一出去十米 <laughs> 就是荒，就是荒草地，你知道吗？就是孤零零这么一个美国，就像降临在一个郊区的这么一个。你你见过这种？你现在买房子，你你有看过吗？ 我已经很久没买房子了。啊，对你哪用买呀？ <laughs> 老公什么都有，哎。那个刚刚杨老博士说的话呢，我同意一半，同不同意一半？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说我们模仿人家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模仿人家东西都没把人模仿好。嗯，那时候您刚才讲的马赛克这东西，以前我也觉得马赛克特别就是恶俗，因为上哪儿哪儿都看到马赛克，而且都是那种金碧辉煌、金光闪闪的。但事实上呢，因为我最近在做装修，我看到了一批让我真的是肃然起敬的马赛克。 <laughs> 有色， <laughs> 真的是肃然起敬，就是说，我只对屏幕上的马赛克肃然起敬。 <laughs> 你是哈哈哈，肃然起敬，哈哈哈讲马赛克，很喜欢。不是，就是就是，嗯，像呃，意大利他们的那手所谓的手工马赛克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这些这些技艺很多都要失传，失传了。失传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太浮躁，那些东西都要用手工。 我我我举一个例子，像他们用各种颜色的马赛克敲碎了之后，拼凑成一个人的造型，而且栩栩如生，这是要多大多大的功夫？我那时候看了，真的觉得，我就觉得这么贵，这么贵，要不要买呢？结果旁边有人跟我讲，哎哎，咱们自己也有山寨的，啊，就果然就是比较一下，就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一个，你就觉得栩栩如生、肃然起敬；一个，你就觉得恶俗。嗯，你说这个啊，这个这个工匠这个，我倒想起一下，在景德镇呢， <clears throat> 他们领我们看那个陶瓷博物馆啊，这有一个照片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他现在这个博物馆建的也挺好，让让你直观的看到当年的这个古窑工啊是怎么这个烧炉的啊。当年这个古窑工就是那个烧的这个，你看没有？这个炉你看用要用马尾松。 要用马尾松往里填。你说那个时候也没有温度计，它靠什么呢？你看它那两个眼吗？嗯，其实就是两个碗扣在上面，然后就是看那个颜色的。古窑工就看颜色的变化，来呃奠定这个里边的火候。他们说是眼，我看着 <laughs> 有点像女人胸部吧？ <laughs> 这是这，反正你看这这就是这么一个一个炉子，是吧？现在还在模拟给游客看。但是我请你注意啊，它的右手边。 你看，他供着一个神像吗？关公吗？烽火仙师。嗯。烽火仙师，这是景德镇，说是历代瓷工啊供奉的他们的，就跟供鲁班差不多。对对对。一个烽火仙师。对。但是我想讲的啊，就是我一个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发现。我在景德镇呢，他们讲这个陶瓷的这个历史啊，有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嗯。但是这些民间故事，我发现呢，有一个相似的情节。嗯。那就是自焚，对吧？故事都是相似的。 就是就是说，呃，比如说这个烽火仙师，嗯，那个导游有的导游讲是明朝万历年间，有的导游讲是宋朝万历年间，咱们就在这个 <laughs> 宋朝好像没万历是吧？在明朝说这叫铜，好像叫铜兵还是叫什么一个窑工，嗯，说是呢，当年这个皇帝，嗯，下达这个指令，就是说呀，你们必须给我烧一个这个大瓶子，嗯，这大瓶子皇帝有一个要求，叫万里无云，我听导游说的啊，叫万里无云，说既然要万里无云呢。 一个灰点儿你都不能有，嗯，纯洁白的，嗯，但是他们说啊，这种这个这个烧啊，总难免会有一些呃呃污的地方或者发污的地方，怎怎么烧都不行，结果上边这个考略甚严，就是根本就是施加极大的压力，怎么都烧不成，最后有这么一个窑工就受压不过呀，对吧？跳到炉子里去了，嗯，跳到炉子里去之后。 据说就烧出来了， <laughs> 然后呢，从此之后纪念他，就叫这个烽火仙师。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烧祭红的时候，说是一个女孩跳进去了。我就发现呢，其实这个故事啊，在这个文化上讲啊，很有意思。他我想啊，不是关于一个能工巧匠这个造出精美技艺的故事，嗯，实际他们没发现呢。这个故事啊，是个工会领袖的故事。 是富士康的故事， <laughs> 你知道吗？是被上层统治阶级啊，对，逼着要造出精品，造不出来，工作压力过大，最后愤而自焚。不，你说到是这么一个故事，说到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故这种这种类型的故事里面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个当然就是说它是原始社会的血迹的一个产物，就大家相信说用一个人的血才能够奉献给上天，上天才能赐予你这个这个这个巧夺天工的这么一个艺术。第二个点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它所有的故事模型都是由。 由于他必须有一个强权来压迫他，就是你必须怎么怎么着，嗯，而且呢，如果不怎么着，是所有的工匠或者说所有这个地区的民众的性命都危在旦夕，他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义士为了所有人的性命，嗯，奉献自己，得到了一个稀世珍品，但是得到稀世珍品不是他的目的，这个真是稀世珍品呐，你就从这看得出来啊，他的他这个寓意是什么啊？拿命来换呢？对。 就是拿命能够换到一个说现在卖卖多少钱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瓶子，就是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过去咱们讲的也有道理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这个血汗呐，血汗和生命。有有的时候你你你会觉得，比如说你到印度，你就会发现到现在还是乱七八糟贫民窟。可是你看那个陵墓，举国之力，就皇权某种意义上讲对艺术，它就会有这个造就。 那就是强迫性的也好，还是什么的也好，可以举国之力，最大的压力让你给我就做出这么一个陵墓来，对，金字塔是吧？你为什么？所以说他们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古代的那种稀世珍品，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他的目的，工匠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占领市场，或者说我要成为大家敬仰的大师，不是，我要最直接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混到供奉，能够为皇家服务。 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最高的目的。对，受逼不过跳炉子里，你想这都弄成忧郁症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啊，我发现今天呢是个普及化的时代，这一点呢，你比如说呃，景德镇这个瓷都啊，呃，我跟我们小韩到街上一逛就发现了。 那可真是瓷都啊！嗯，这个城市简直是瓷打造出来的。嗯，光美你就没见过，我再给你看看这个。而且啊，就是说啊，这我们小韩拿拿这个摄像机拍拍一段啊，很能有这个说是二三线城市的这个城市街景风貌，特别有意思。光美，你看吧，这是电线杆子，嗯，这是景德镇的电线杆子或者是灯柱，都是陶瓷，这不叫瓷都打造？你再看下边，你看。 这是景德镇城市中心广场的，就我估计是他们兔年呐，嗯，恨不得多少万个碟子，嗯，弄成的一个兔，你知道没有？这个能回收嘛？比如明年又能弄成一个，呃，还变形是吧？哎，变变都变成龙，嗯，哎，哎，你看这个街心广场在跳 Michael Jackson 的舞，哎，教教这个中年妇女们和这个教练之间啊。 在练，哎，你看这这这有意思，他们这个出都出来，南方的都出来玩儿，好像晚上。对，这这是这是一个特色。哎，你看。 你看了没有？就你你你注意这个声音，我是觉得咱们这个下去下乡采采风啊，真是好。但是景德镇也不是乡，是算二线城市还是三线城市？二三线之间吧。他们说我们小韩拍的很假，张柯，就是。你道吗？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咱们这个人民生活一种是一种富足感还是热闹感？而且人气很旺，啪，闹闹嚷嚷，哎呦，就是而且主要是听这个声音。你看每条巷子里啊，他的大喇叭对外店铺的音箱放。 的音乐，有的是那个当当当当当 disco，有的是粤语流行歌，有的是什么？那就是就是你一路走过去啊，那就是歌的海洋。 <laughs> 几乎每个这样的城市都会有一个广场，然后都会到晚上就是万人那个健美操或者什么那个跳跳跳舞啊，都会都会有。这很奇怪，就是这这这确实是这个转型中国的一个很很奇怪的特征，很有意思的景观。光美，你觉得台湾小镇像不像这样？ 也会，其实你知道台湾最一个特产就是夜市，嗯，对，它是一个常年的，就是每一天，就是你如果想去吃点小吃啊，买点便宜的小玩意儿啊，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每个人都拿个大声弓，哗哗的，就是各各各展奇招。然后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像两个姐妹花穿的特别辣，特别漂亮，然后站在板凳上面，特别高，然后那个手势夸张，然后那个那个那个对白听说也很夸张，我我听不太清楚，因为视频不不是特别清楚。就但是这是一个欢乐气氛，因为他们也是一个景观。那很多人其实去不是为了要。 买东西其实就是为了要欣赏，然后身在其中。我觉得，但是我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觉得诡异的在哪里呢？台湾夜市我也去过，它的不一样在于说，呃，我没有看到，就是新加坡每个城市，它都会修的特别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广场，然后周边都是霓虹灯闪烁，你刚才看到了，都是高楼大厦，然后中间，哎，有这样一些像夜市一样东西，但这个是很很很拧的，就是。 夜市难道不应该是那种传统的街巷吗？就是就是一条街，然后大家在铺开吗？现在不是，那个那个车道啊，一般来说它至少是四到六车道啊的一个状况，在那种车道上突然边上出现夜市，这个情况是很诡异的。而且你就是觉得这个中国人就是这种这种感觉，就是就是人气旺，我觉得就是一种人气很旺。 你知道吗？而且的，你像台湾夜市，的确就像他说的，它是集中在一块儿，对，呃，士林夜市，大家就到这儿，是个固定的点儿。我们不是，我们是满街晃悠，你知道吗？满街灯火通明，嗯，好家伙，这个人民群众这个兴高采烈，哎呦，你知道吗？这个这个啊，有的人个别的，我觉得就是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喧嚣了，太闹闹嚷嚷了，或者是一种什么啊？但是那个我看过这个阿成老师写一篇文章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他就讲香港。 他说他到台湾呢，他的朋友让他住在哪儿啊？他就住在那个大排档楼上，他就喜欢啊，甚至他就瞎联系。他说我估计唐朝应该就是这么一种，就是健忘感，就很不不不不是健忘啊，就是这个健忘，这个这个这个人气啊，就是就是很旺，然后这个人呐高声说话，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啦，就是这种热热闹闹、急急嚷嚷，对不对？好像这么一种。 调调，嗯，但是有有好些城市我去看，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离开那条大道，你拐到这个小道里面去，那黢黑一片，嗯，人也没有没有人活动，然后连路灯都没有。就当时我就想说，这个现在是一个资源集中的时代，他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那个主要的景观那条大道上面。 那反而导致这个城市显得非常怪，异、非常诡异的一个地方。你说的非常对，我就跟我们组这个，我们俩就要去散步啊，沿着这个街啊，其实也挺好，咱们平常很少看到这种风景哈，哗哗哗走走走，然后本来要绕个圈再绕回这个住的宾馆嘛，往旁边一个道一绕，两眼一抹黑啊，连路灯好像我记得都没有似的，然后这个这个小伙子他他都不敢走了。 他说：“咱们咱咱咱别往前走，你不熟悉更不敢走，那个啊，就是你不知道那个那个太黑了，也是是一条街，你你就而且就一个人好像都没有，黑黢黢的。可是呢，你又这个对比很强烈，他这个啊，这个这个中心大街上，好家伙，那个热闹劲儿啊，哎呦！”我记得我在一个小镇。 拍戏的时候，那个那个地方其实是中国剧组很非常聚集的一个地方。呃，我我其实去的次数并不是太多，但是有一次去也让我真的是开了眼界，就是一条街上，但是就是密密麻麻的各种的商铺，卖丝袜的，卖甘蔗的，甘蔗旁边有这个卖玩具的，玩具旁边又又是什么什么各种的店。你你让我回想起那个景象，就是每一家。 都各自的在放着自己的音乐。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去买水果的，那个水果铺，电子水果店非常大，但其实它里面水果并不多，就是可能零零散散的。但是它那个那个大声功喇叭就不断的一直，我都不晓得他在播什么东西，但是就制造一个特别热闹的那种气氛。然后我从那个水果摊算是逃出来之后，我又听到斜对面又有很大很大的声音，我以为那边正在发生什么特卖会啊，还是什么东西，就跑过去看，就一超市。 <laughs> 也没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特卖，但是就是，我这得就输人不输阵，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另一句话就叫雷声大雨点小。 <laughs> 还有一点不知道你们体会没有？虽然说现在各个城市都有夜市，是南方哈，嗯，但是你去夜市去吃吧，你其实你吃不了多少东西，为什么呢？特别单调，没错，这个我很奇怪。从南到北的夜市，没错，都那么几样，没烤生蚝啊，烤鱼啊，烤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都一模一样。我当时就觉得很很诧异，我心想你们的特色到哪里去了？没有。 你每到一个城市都一模一样。他说的非常呃地道，你这真跟台湾或者马来西亚我看到的不一样。那个夜市里头是很多种、上千万种的小吃啊，是真的有内容的。我们这个经常是啊，在很多地方你会看到，它是大声喧嚣之后啊，实际上商店里卖的没什么东西。你知样吗？我们去下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就实际上我就不得不说，就是说呀，我们这个气氛是很有人气、很旺的。嗯。可是呢，我们的一个一个乡镇城市之间呢，是越来越像了。嗯。呃，包括他们每一家店卖的东西也越来越像了。是的。卖的款式呢，也就是都是那几样，但是可以开那么多的店。 小吃也也就是都是那几样，包括旅游景点的那些纪念品，是不是都全国都一模一样？说到那个景德镇，以前呢，就是我对景德镇对我来讲是这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神圣的。嗯。但是后来呢，去一些就是越小的地方的那种所谓的五星级宾馆，你都会发现里面一定有个礼品铺。嗯。而且它里面一定会卖景德镇的瓷瓷器。嗯。然后呢，就会挂着斗大的字“景德镇瓷器”，然后特卖。 嗯，哎对，嗯对，一百五十元，你知道，就是刹那间，对，刹那间那个景德镇的神圣的形象怎么就被在这里贱价的拍卖？你就觉得，而且还不是只有一家这么做，就是家家都是这么做。我跟你讲过没？我告诉你学者的见解，嗯，这就是现代化或者叫后现代化社会的特征，最典型的叫做美国的那个，他们都挺崇拜那艺术家叫安迪沃霍嘛。安迪沃霍最典型的就是说，说你看，我喜欢美国，为什么？ 可口可乐，嗯，美国总统喝的可口可乐和美国要饭的喝喝的可口可乐口味样子完全一样，而且一瓶都是一美金。对，这都是问题是价钱也都完全一样。你好比麦当劳完全一样，这样呢，我们平等，我们大众都一样，没有个什么过去说绝世珍品只保留在皇上或者贵族那里，没有这种差别了。对，现在就是说，你要是呃，比如说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你回来的时候你都不好带手信。 因为什么东西你在在地买不到啊， <laughs> 非要去那个地方买呀？没有，几乎没有。所以这个这个就是，你就想说那种，就以前那种特产之间的那种、那种、那种、那种携带或者那种欣赏、那种向往，已经完全没有了。 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什么东西都不正宗。没错， <laughs> 很有意思的东西。你就像我说的，他这个灰宅，为什么我觉得他新建的和他真正老的保留下来的不一样？后来我想起来了，他这是个功夫啊。过去这个徽商在外头挣了钱呢，要在家里啊盖最好的房子。那么什么叫盖最好的房子？就是要找 number one 的工匠。嗯。 给你 number one 的时间，让你 number one 的精力去琢磨这个事情。现在这个社会，速度还要 number one，速时间就是金钱，速度才是效率吗？说什么的？ <laughs> 速度怎么说废话了？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生命速度就是金钱，不是效率就是金钱。啊，是是是。